锵锵三人行，这个王老师王领导啊，今天来说他对一个话题有兴趣，我觉得呢，这个很很惊诧，说他想谈谈这个一位反腐标兵啊，这个 <laughs> 赵红霞的故事。 <laughs> 不是赵红霞，我哪知道去？我也不知道，我就我就是，反正像赵红霞这类事儿，我我心看着听着，我心里挺难受。 这种难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看这《三国演义》，看这貂蝉，这个好像把这个是是那个貂蝉的那个原来的主人是是王王王王冲啊啊王冲啊是王冲，然后到了这个吕布，呃，然后又到了董卓那里的，哎呀，我怎么我看的特别难受？我可能这是。 冒想冒充红颜知己吧，我就觉得，就把一个一个女性，而且而且还是一个美女，嗯，呃，让她让她让她就充当这么一个角色，太太惨无人道了。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啊，现在呢，这赵红霞呢，在这个没判以前吧，这个网上有一个舆论同情赵红霞。 我认为赵红霞是是反反反腐的， <laughs> 呃，大，现在现在呢？同情他。嗯。呃，当然说这里头有讹诈问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敲诈。又不是诈骗，诈骗啊，有诈骗。色诱。色诱诈骗诈骗色诱没有这个刑法上没有色诱这这个词儿，嗯，但是诈骗有有诈骗罪。 呃，但是这个处理也差强人意，因为就是给他判两年徒刑，然后缓期两年，本人本人表示不上诉。嗯，那其实他这个这就算就算行了，他也没有也没有真正的牢狱之苦。嗯，对。呃，但是我就说，怎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而且就是，您为什么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不就说，因为我就我我就觉得呀。 可能我我是小小资思想， <laughs> 我就觉得一一男一女，嗯，尤其要是跟一个美女，嗯，要是相爱啊，这是一个很很快乐的事情，男欢女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对，是一个很也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那么人类社会生活里头，它牵扯到一点经济问题，呃，这个我觉得也也也就罢了。 为什么呢？你当然你得考虑啊，说他可以这么说，呃，我如果爱你，哪怕你是叫花子，我也愿意跟着你。嗯。但是您要是嫁一个叫花子或者娶一个叫花子吧，反正还是有一些障碍。是。如果说我知道你有正当经济来源，嗯，是吧？您家里头还有八十平方米的房子，那我就放心一点。我觉得这也还能理解。 但是怎么这怎么变成一手段了？这个这变成 <laughs> 变成间谍了？这过去叫仙人跳啊，叫仙人跳。这词我还没解放前有设局啊，就是仙人跳啊，弄一女的跟你睡觉，然后扮演男朋友，当场捉奸，然后哎呃你要小心呐，就是有的人在网上现在搞这个，一不留神就进了这个仙人跳，就是网上一个女的跟你聊天，约好了到这个酒店开房，有的甚至啊，这个睡过一次。 然后几个月之后呢，再约你来。嗯。来的时候咣叽大门踹开，说我是她老公，哎，怎么怎么把身份证什么照了相拿钱。哎，这是。我跟您说呀。嗯。这个要是光在中国发生吧，咱们还好说。这是世界性的呀。美国。你 <laughs> 你看过莫？哎，莫里埃的那个《俊友》，就是漂亮漂亮朋友。漂亮朋友就是这样啊。嗯。他是。 就是这个他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搞他的政敌呀。是，现在全世界搞政敌用这种方法都有啊。法国那个叫什么世界银行的那个呃那个什么总裁呀是什么，反正也是头儿吧，老板吧，boss，不也是这样？在美国被先被抓住了，说是他有这个这个。 性侵犯问题就是连前不久这个叫什么默多克和邓文迪这个离婚都闹出一些谣言来，当然肯定是谣言了，就是说，就是说啊，就是看觉脸眼睛两眼发光，就是说说是邓文迪实际上是色诱，啊，实际上背后呢就是他是情报，呃，就是呃中国情报部门的。 高级特工啊，去色诱这个， <laughs> 当时怎么就红酒就正好洒那儿了呢？洒在那个谁身上了？包括在他怎么没没多少钱的时候就坐商务舱，不是先诱了一个高高管吗？然后又怎么着？到最后到了香港，又又是一个碰巧，又又色诱了。 这个谁？那看来在我情报部门眼里，默多克身上的情报炸得差不多了。呃，对，就是说 <laughs> 后来可是说这个又没想到一个一个意外，怎么默多克突然冷不防爆出来要离婚？说呃，号号称说总政说总政都乱了，因为这是总政的特工， <laughs> 无稽之谈啊，彻底谣言啊 <laughs> 嗯，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思路了，现在你知道吗？您您说这，所以这赵赵。 叫什么？赵红霞，赵红霞，我我我倒是也是看着，我也觉得很难受啊，因为我看的就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他的资料，他真是一个就是很穷的家里边出来的，家里没钱，父亲很早得癌死了，然后他其实原来是个老老实实的，就是功课不好，所以上不了什么呃很高的呃大学，什么都上不了，就坐公交车的售票员儿。 而且还要老老实实干了好几年呢，不是说那种心眼很活的，马上就要挣大钱的。后来好像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说已经干了四五年还是那么低的收入，就想去找一个别的工作。一找也不知怎么就找到这个，就是这做诈骗公司的这个人叫什么我忘了。然后两个人据说还是有了感情，叫宵夜啊，宵夜说俩人他变成他的一个婚外情了。然后就为了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宵夜，宵夜就是要他来。 挣钱，这就是您说那种狼心狗肺的男人。就是你要是一个狼，连有点怜香惜玉之心的这么一个男人啊，说哪怕是我包养的一个二奶，我也不能把他再借出去，再去赚大钱。看，显然是这么回事。而且听说好像就说这赵红霞就炸了这个雷征富也好，什么别的官员多少钱他都不知道，他都弄不清楚是多少钱，就完全是一个被用利用的这么一个工具。不是，咱们中国呀，有四。 这历史上啊，有四大美美四大美女之称。嗯，这四大美女呀，都有类似的，不是都啊？咱们得慢慢的说啊。说一个是貂蝉，咱就甭说了。我说貂蝉这个太可怜了，是不是？她成为王冲的这个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工具。嗯，一会儿就成为，而且貂蝉还我弄不清啊，貂蝉怎么还做的这么专业呀？就跟那个在。 克格勃那个什么，或者是中央情报局受过训练一样，他那完全是专业水平的。嗯，那个他那个呃挑拨这个这个董卓和那个吕布的关系啊，嗯，能达到做的这么天衣无缝啊，这么行云流水啊。那我觉得是小说家，都是作家的作家的功夫， <laughs> 说是不是？但他实际上他有问题，他有这个经历吧？有没有啊？貂貂蝉有原型吗？这是一个是貂蝉。 还有这个西施啊，西施另一种，他不算色情间谍，算卧底呀，卧卧底，他他没有提供情报，嗯，他就是把他迷住，狐狸精，那就是对被当成献礼，呃，被献当成献，对了，一个是献礼，一个是狐狸精把他彻底迷，性贿赂，性性性贿赂吗？出了一个现代词， <laughs> 这这这是一个， <laughs> 这最后怎么这个范蠡又把他？ 带上就走了，不是？他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他在在范蠡就很知道进退，什么时候这时候该该走了，要不然就该被杀了，对吧？范蠡是可以，他走了，有人有人征求过，征求过西施的意见吗？那咱们就不知道了。 <laughs> 这这种，是你西施，他他他他跟夫差，他跟夫差要是过得挺好的，那么夫差。 被被砍了头了，他心里多难过呀！哎，王老师，这是这个男女平等的这种思维。不是，我就觉得这这太可怜了。那您是不是觉得赵红霞有可能还真的跟雷正富有过那么一点感情？咱不知道啊，这我上哪知道？反正，在法庭上整天就见得哭哭啼啼的，一会儿说有感情，一会儿说没感情，一会儿说谈恋爱等等。不，他说有感情啊，那可能是律师给出的主意吧。后来律师又出来否认了。 说没有这一说，说网上说他们俩曾经有感情，后来赵红霞律师说她没说过。你看现在就说真是说反腐这个口啊，从男女关系这儿下手，哈，确实是很很毒。但是呢，它又涉及到了一个人类最复杂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男女关系啊，嗯，它是很复杂的，就是有些手段。 或者是在具体过程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你比如说，王老师说觉得这个难过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近些年我看到一些事儿啊，这是我唯一的形容，也是就是难过，也说不清为什么难过，就是觉得跟你这个感受一样。男女关系本来男欢女爱是一件简单，甚至说性生活对吧，是一个简单而美好的事情，但是呢，最后。 你比如说啊，咱们曾经议论过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那个编译局的那位，跟那个博士后什么常艳写了十几万字的这个东西，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弄出来。在前不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中国一个什么某个电视台，后来那个电视台说他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这么一个女主持人，然后呢又也是跟一个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档案局的一个什么一个一个人员，然后又举报，就说他呀。 这个欺骗我，明明他结了婚，但是呢，他还向我求婚，甚至把这个求婚的这个视频都端出来，说你看，他向我求婚，然后呢，他给了我多少钱？给了我一千万，还是怎么怎么着？我现在举报他，因为他现在啊，他这个不肯离婚等等。但是这个事情你发现没有？男女关系的事情一调查呢？ 反正你看，公务机构的选择就是你生活作风有问题啊，你先开了你，你就就说这人已经不在我们档案局了，先开了你再说。然后这一具体调查又说，似乎他跟他前妻啊，呃不也不叫前妻，跟他原来的老婆有过一个离婚协议，但是呢没有办手续。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跟那个女的又是一个包养关系啊，还是一个什么关系？你看，对你说的这，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 我我为什么老觉得有点难过？我就看那个编译局的那看的特别难受，对，真的就是从头到尾我看了，你看出来，我绝对相信他们俩是到，也许开始不是这样，到后来是真的有感情了，那完全是一个就是这个女的吃醋啊那种嫉妒啊那种心情太真实了，而且这个男的呢就是不够狠。 他也是因为他有有了感情了，可能对这个女的不管多少是有了感情了，所以他下不了那个狠手，你知道。然后最后这两个人这种互相之间那种完全是那种在嫉妒当中又掺入了钱，又掺入了官位，公开是不公开是要多少钱，他给了他钱以后，这女的又把那钱又还回去。 这，你这这完全弄不清的一一摊，两个人都很可怜，到最后。就是这些事儿里头啊，这咱们这稍微往往形而上上说一下，我我就还思索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文化，是吧？给人类带来了呃多少进步，多少快乐，是吧？多少这个呃提升。 它同时，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痛苦，是吧？譬如性关系吧，它首先它是有一个生理的问题的，对，呃，有生理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呢，这个呃，在动物里头就比较简单，但但是呢，人类呢是有文化的，所以人类骂一个人的时候，说你是禽兽、畜生，你是畜生，你是禽兽，哎，这样的话呢？ 而人类的文化里头，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性关系上的这种规范，呃，所以把这个这个男女的关系呢，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了。嗯，为什么这个像那个那个那个编译局的那个事儿呢？就是尤其中国人，叫万恶淫为首，哎，百善孝为先，对，万恶呀。 因为手，呃，这样的话呢，就使这个有性生活的人呢，本身他就得躲着、藏着、包着，说不雅视频，你弄一个不雅视频，说完蛋就完蛋。对，是啊，你就是就是领导想保护你，他都没法保护你，怎么保护你？你恶心了，你已经群众中的形象你已经败坏了呀。没错，哎，你如果说他一上来。 说这这个，他还继续当领导，然后下边拿一手机上网看他那个那个不雅视频， <laughs> 威威威风没了。 <laughs> 首先，一个民族这这是文化对，就把它高高度的道德化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道德呀，它会引起一种反叛，引起一种反道德的冲动。对，呃，引起引引起一种破坏道德的这种。 这个这样这样一种诱惑，嗯，哎，所以有些人呢，就恰恰在这个性的问题上吧，就怎么不道德他怎么干。哎，你能理解就说有些个就是接出来说官员一百多个情妇这种事吗？我我就是不能理解呀，甭说一，不是这这不是他他。 他不累得慌吗？ <laughs>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你说你就你不烦吗？是啊，是啊，你你你，人家也人家一个人有啊，不，我就说一个男性来说，他对这个这个这个美丽的啊异性或者是性感的异性，呃，他有一种兴趣，我觉得这个丢人丢不到哪儿去，不丢人，也太不丢人了，也可耻不到哪儿去。对呀，可是他要是说是就是。 追求数量，好像要要创，要创吉吉尼斯纪录，这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的。您是您是讲究质的，那个是讲究量的。尤其是一个，我觉得就您刚才说的这句，就是“万恶淫为首”，我也很觉得能出这种成语的一个民族，这不是一完全是一个性冷淡的一个人出来的格言啊。 怎么叫万恶？怎么能成银为首？我们都是，比如说，有的民族说金钱是什么万恶之源，他你可以追踪他背后那是一个什么人啊？他是要要有一种清高也好，什么对钱那不不能就是这个价值。万恶银为首，这银我不知道，这就是可能是儒家文化这种道学家的。中世纪欧洲欧洲也这样啊。嗯。中世纪欧洲也这样。对吧？呃，那么对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 他都，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造成的这个。可是，哎，有一种啊因果报应的这种观察，却经常有事实在我们面前出现。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就是凡是在性方面享受较多的同志，是吧？你去看，好像这玩意儿就是过多了呀，最后都出事儿。所以就是过去说的一种“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因为，哪怕是老泰戈伍兹，老虎伍兹打高尔夫球那个，嗯，泰戈伍兹也好。 不，谁想，你都会感觉到谁这方面好像享受多了，玩多了。不是，那看就是最后老是出事儿。他有一个，你你你一说就咱们就想到什么西门庆啊、未央生啊这些人，那都是以量为为为主的，就不停的干，就这种， <laughs> 你那那是叫享乐吗？我觉得那就是劳模，性劳模可以这么说， <laughs> 是不是？老为女性服务，众多的女性不计不厌其烦，他没有厌。 劳工， <laughs> 就一个人就像，就是说，拽饭就变变变，他永远在变态，有点变态，有点变态。对，这利比多也太高了吧？然后最后这这打针打的，好像是 <laughs> 这是 <laughs> 这。这个贝鲁斯科尼都说嘛，就说他老婆说他都看医生的，这叫这个 sex addiction，就是叫性瘾呐。有这确实，人类可能有少数人，他他是这样。这个这个。 咱们刚才啊说到一个万恶淫为首，这是一个道德道德的标准的一个问题。嗯，也说到一个人的那种，呃，性贪婪性或者性占有。哎，那个呢是我觉得是既既是品德上的问题、道德上的问题，也是变态的问题。也有生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性啊，完全法律化。嗯嗯，法律化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把剑。 就是我通过这个这个揭露这个性关系上的某些情况吧，呃，不但在道德上可以呃打垮你，而且还可以能找出你的某些非法性来，哎，是不是？呃，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更有力的武器，它就武器化了。武，你说的太这个武器化，它这也太可怕。我觉得真是。 还不如两两只猫，或者俩狗，或者是甚至俩老鼠，是不是？它就是就猫就叫的吵你一点吧，它没有别的大恶呀，哪有说一边这个干嘛一边还大恶的呀？嗯。然后政治化，国际政治化是吧？国际间谍，对啊，那是一个，因为别人都给我讲，我自己没看过，是电影吗？是是什么呀？说是一个。 英国的一个特工人员和一个也自称是英国女性的做爱，但是在做爱的高潮到来的时候呢，这个女性说了一句德语，哦，她暴露了她是德国间谍。嗯，在她最高潮的时候，她就忘了这个忘情了，就出了一个一个一个什么词儿。 然后做完爱就把他枪毙了，这我听了以后也特别难受。我说这怎么这这你怎么恶心怎么来，怎么难受怎么来， <laughs> 怎么这这这这，真是要他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羡慕猫，羡慕狗，呃羡慕禽兽。我网上所以有一个说说这人太坏了，说人吧就是说他做什么吧都安到我们动物身上。 说这个，您您看过那段子吗？ <laughs> 有有这段子。对对对，说说谁说说谁没脑子，说猪头。我们猪干什么了？然后说谁说的，谁跟谁结党营私，说叫狼狈为奸。说我们狼狈为奸，没干这个。 <laughs> 对对。然后说最恶的一句话叫做：说这个人最差就叫禽兽不如。 <laughs> 说你其实不如我们禽兽我们禽兽干什么了？是。 所以说不是禽兽，是禽兽不如，是禽兽不如，是 <laughs> 对，很多事情人家不如禽兽。啊，而且您说的这利用这里边搅的，我又回到您说的这个雷政富、赵红霞。除了为赵红霞难，我有时候我想想，我就为这雷政富也有点难受，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丑的这么一个男的哈。这网上经常说你那么丑，你什么什么。但是我注意他，他有一句话，就是他是不是在出庭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其实不贪钱，但是我确实是好色。 就是说，他有这么一个美女来跟他好，哎呦，这不得了了，你知道吗？他觉得感动，他这这事儿，他可能晕晕了。对呀。他什么钱？他并不是真的。呀，干部能挡住。 <laughs> 他其实并不是说钱的事儿。挑战人性啊！没错。这个东西，嗯，直直扎。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一个美女非要跟你睡觉不可，太缺德！你说，对这个？还有这个这个。